第一百一十二集，或许，油虫也曾经焦灼不安过，或许他也曾经在漫长的失联中摇摆不定，而林和西站的临时关闭，恰巧就成了让油虫做下决定的最后一根稻草。林和西收敛思绪，忽然低喃出声：“林和西站，永远都不会再关闭。”他的声音很轻，油虫。 却还是听见了。握在方向盘上的手微微收紧，他故作口吻戏谑：“哼，哪个林和西站？”林和熙目视前方，扬起唇角来，明知故问。游虫大幅度的打过方向盘，将车急停在路边的临时停车区域，一双漆黑深邃的眼眸定定望向他。林和熙脸上笑意未退。 眼中无声的浮现出疑惑来。我突然想起来，家里那个被打断的吻。他低声笑起来。 <laughs> 现在还能再补上吗？林和熙解开安全带，凑到他脸前，亲上对方的嘴唇一前，他欣然闭眼回答：“当然。”当天下午，林和熙从酒店里退房，把所有带回国的行李。 都搬回了尤虫家里。从酒店返回尤虫家里的路上，他们开车去手表维修店里拿修好的手表。林和熙把尤虫送给他的那块手表留在了店里维修。一周之后，尤虫开车送他去机场。林和熙飞回美国办理工作交接和后续辞职手续。林和熙把公寓里的东西都打包寄回国。 时间仓促，来不及和威尔斯再约见面，只能在临走前发邮件给对方，告诉他自己决定回国的消息，并且邀请他有时间再来中国玩。回国以后，修好的手表已经被尤虫从维修店内拿回来了，林和熙又把它带回手上。尤虫提出过要不要换新手表，也被林和熙拒绝了。用他的话来说，大概就是旧手表。 更加有纪念意义，更何况这块手表还是他们在一起的第一年，尤崇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后来的大小节日中，彼此之间也相互送过更多礼物，林和熙都有好好收藏，却唯独觉得这块旧手表给予他的意义最大。除此以外，游崇还从当年游月腾身边助理的手中拿回了他的旧手机，林和熙。 又换回了原来那张旧电话卡。他往国内做服装的公司投了简历，很快就以设计师的岗位入职。入职的第一天，林和熙就通过整个设计部门清晰的认知到，国内的服装行业圈中喜欢同性的人占比有多大，而在整个圈内市场里，top 位的存在又有多么稀缺。部门内，上至设计师，下至设计助理。 看他的目光皆是如狼似虎。起初他还以为是部门内部竞争大的缘故，直到当晚下班，在公司附近日料店的迎新聚餐上，描眉涂唇的高级设计师将他堵在卫生间里，将做有精致美甲的手指抵在他胸膛上，借着酒意问他是不是 TOP 时，林和熙这才反应过来。 四两拨千斤的拒绝对方以后，林和熙当机立断的摸出手机打电话给尤崇，在电话里义正言辞的拒绝让对方开车来接他。脑中再度闪过那位设计师先生的指甲和口红，林和熙忽然就在心底升起不小的危机感来。他可不想给那些人觊觎自己男朋友的机会，任何危机都要及时扼杀在摇篮里。当然。 也并非所有人都对他有兴趣。部门内另一位与他平级的设计师，虽然看上去也像是同类，对他却非但没有任何情情爱爱上的心思，反而有几分虎视眈眈的意味。林和熙很快从分给他的年轻女助理那里打听到，对方排挤和漠视他的原因有二：一是部门内年底就有晋升中级设计师的名额。 二是那位设计师已经有梦中情人。至于那位梦中情人是谁，林和熙也无意再去探听，他只想快点结束部门聚餐回家。不过，林和熙打探消息之余，又有些诧异的对助理道：“我去人事部办理入职手续的时候，那边跟我提过，分给我的是男助理。”大学毕业没多久的年轻女孩有些不好意思的压低声音。 我本来是跟着另一位，只是其他人都抢着要跟你，在办公室里吵得大家头疼。总监权衡利弊，就把我调过来了。林和熙闻言，唇角轻轻抽动。入职的第二天就迎来了周末双休，整个周六，林和熙都和尤虫待在家里，没有出门。他们仍像以前在出租房里那样，躺在放映室的沙发里看电影。阿拉斯加趴在林和熙腿边。 林和熙怀里抱着猫，尤虫抱着林和熙。电影里，漂亮的金发男孩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和家人在别墅庭院里的草地上野餐。尤虫拿起手机看明天的天气预报。虽然已经进入十一月，但气温仍然维持在穿两件衣服足以的范围内，而未来整整一周时间也都是秋高气爽的晴朗天气。尤虫问。 明天要不要去野餐？林和熙仰起头看他，啊，去哪儿啊？游虫道，海坝上，我们以前去过。林和熙点点头，想起在夜色下的海坝上那个带有海风味和淡淡酒味的闻来。看完电影以后，他们出门去超市采购明天出门要带的食材和零食。太难的他们也不会做，做起来亦费时间。两人计划。 带点自己做的三明治和蛋糕，再买点新鲜水果、红酒和酒杯，直接从家里的酒柜中拿。餐盘和刀叉家里也有，还要漂亮的野餐布和野餐篮。当然，漂亮的野餐布和野餐篮这两样东西是林和西提出来的。显然，以游虫的直男眼光，断然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两人在挑选餐布颜色和图案的时候，又不约而同地回想起。 当年在超市内挑情侣杯时的画面来。从超市里出来以后，尤崇接到了周轩的电话。对方约他和林和歇明天去郊外跑马场骑马，说是夏成峰也会去。尤崇道：“我明天有事去不了。”周轩追问：“你有什么事？”尤崇道：“我们打算去海边野餐。”周轩连声赞叹，言辞之间羡慕不已。哇！ 男朋友的人就是不一样，还不如这样吧，我们也和你们去海边。听他主意改的这样随意，游虫揭穿他道：“我看你们不是想约我们去骑马，是有什么事要找我们帮忙吧？”周轩闻言，心虚的轻咳一声：“哎，这不是想让你们把方清明也带上吗？”他纳闷不已：“哎，我也只是个传话人啊，你们不高兴就去找夏承风，不要来找我。” 我还真是交友不慎，明明自己女朋友还没影呢，不但要忍受你和林和熙强塞狗粮，还要替夏晨风帮他和方清林牵线复合。我上辈子杀人还是放火吧。尤冲嘲笑他几句，没有拒绝夏成风的事，只问道：“他那样的职业，每天忙着全国各地的跑通告，林和熙不一定能约得上他。”周轩道：“哎，这个你放心，夏成风找人查过了，他这几天刚刚结束工作，在家休假。” 牛虫说：“行。”转而又道：“既然都去，也把杨卷叫上吧。”然后挂了电话，把约方清明和杨卷的事跟林和熙说一遍。林和熙点点头：“你们寝室不是有四个人？”牛虫道：“杨卷还在北大读研，赵都不是本地人，毕业以后就回老家了。”林和熙没有再问。他回国以前，倒是有刻意打探过林家的消息。 林家这几年大不如前，家中公司在林童毕业那年就宣告破产，但林家还是想办法把林童送出国去留学。至于杨卷和赵度的消息，他还真就半点不知。回去的路上，林和熙给方清明打电话，如周轩在电话中说的那样，方清明不仅在家，而且有空，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他的邀约。